怎么了，严哥？你刚才在电话里说什么痣？绑匪是有筛选机制的。李雨欣和布薇右肩窝处都有一颗红痣，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什么？而这个位置，不论穿吊带还是一字领，都很难露出来。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也不见得会穿裸肩礼服。也就是说，在排除更衣室等偶然情况之后，能知道他们这个位置有红痣的，就只有父母姐妹。 同级女生有亲密关系的男朋友了。布威和李雨欣都不住校，两人处女膜都完整。根据布威的口供，也基本能排除其他边缘性行为的情况。难道最大的可能性是父母？布威的父母是怎么死的？我们这局查。哎，等等，他们的父母、姐妹、女性亲友、来往密切的同学、邻居。 都要开始立刻筛查摸排，红痣没那么常见，一定有某些我们还不清楚的联系。嗯，明白。那我先去查了。嗯，去吧。 <sighs> 那不是错觉，不为长得像江婷，根本就不是我的错觉，是可以被筛选过后的结果。而黑桃 K 心中真正的行刑者，从最开始。 就是江婷。晋江文学城，淮上原著，猫耳 FM，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二季第九集。 眉毛花辫真好看，小梅姐，你别笑话我了，我这可是真心实意的夸你呢。啊，严队。嗯。步薇，你还认识我吗？警察。是的。你还记得申小琪吗？申小姐。 怎么哭了？没事，没事啊，申小琪，他会好的，都过去申小琪不会好了，一切也都没过去。他已经昏迷了快两周，医生说脑死亡或变成植物人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那个给你送花的男孩子，从此就是一具只会呼吸的尸体，他再也醒不过来了。当然，这还是比你的前辈们要好点的。 毕竟，那个叫贺良的少年，也就是你们在天纵山上看见的尸体，已经烂的连他亲妈都认不出来了。还有李雨欣，跟你一样，在绑匪胁迫下杀死了贺良的行刑者。你以为他回来后就逃过一劫了吗？不，他的尸体现在正躺在市局法医的剖台上。他曾经像你一样，天真的以为只要什么都不说，就能保住性命。相比之下。 成为植物人是不是倒还好一点？嗯。行，言断。但你未必有申小琪那份好运，更有可能的下场是像李雨欣一样，蝼蚁般死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陈年旧案里微不足道的一笔。你看着我，不为，你不想为申小琪报仇吗？啊？哭有什么用？ <laughs>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简短，再给他几天时间。医生说他正在恢复。毕竟在这种状态下强行逼问，可能他对绑匪的描述也不会很准确。你跟我来。哦，是。我让马翔通知你叫医生检查这小姑娘脸上有没有动过刀子。医生怎么说？哦，大夫说初步可以排除假体填充，但要是检查骨头的话，得先拍个片子。 小骨的恢复期可长了，那他岂不是十三四岁就得去做整容？可能性也太小了吧！哼，果然纯天然的值钱。什什么？申小琪怎么样了？昨天高哥跟院长约谈了一次，说醒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就算醒来，也有各种不可预测的脑损伤，比方说失忆、痴呆或偏瘫等等。 在提供绑匪线索这方面，估计够呛，而且就算记住，也很难让检察院采信。毕竟人已经这样了。上星期我在江阳，没顾得上这套。回来后，我跟你陆顾问上次住那家医院打了个招呼，让他们把从德国借来的那套设备暂缓两天再还，然后再想办法进口一个疗程的配套药物。 待会儿你去跟申小琪的爹妈聊聊，问他们愿不愿意让孩子去试试。啊！死马当活马医，费用方面设备费就别跟他们算了，算也付不起。但私立医院的住院费和那套药物的费用是要他们承担的，叫申家父母考虑好。嗯。你那么高兴干嘛？对申小琪不一定有效，症状都不一样。毕竟是希望嘛，申小琪说不定也能得救的。毕竟交。 顾问当初那样都救回来了，啊！外人面前不要说漏嘴。嗯嗯嗯嗯嗯。我上次跟你说陆顾问的事情哎，怎么回事？啊，顾问，你没事吧？来，用雅丽，我来。对不起，我错了。韩小梅，把轮椅扶起来。是。 他的情绪，说不定能给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要不您先把他送回病房？嗯。严队，您怎么不走了？啊？啊？那边走廊上的人好像是江陆顾问。妈呀，真的是陆顾问，难怪刚才严队忽然停下了。 顾威，你先在病房休息一下。韩小梅，我去找陈小琪的父母聊聊。你留在这儿，叫护士过来看看他。哦，是。哎，江婷，你等等。哟，这不是严副队吗？我们今天偶尔来趟医院，这么巧就看见严副队在关心受害人。 连公主抱都使出来了，可见您平时还真挺日理万机的。既然如此，像我们这样的外人，还是不要打扰您继续跟受害者沟通案情了吧。哟，杨老板这是流感吧？流感可不能到处乱走乱摸，万一传染给别人怎么办？嗨，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江哥跟我是什么朝夕相处的关系？ 我得的是不是流感？他心里能没数？我说你，妹，你得的就是流感。哼，哼。 <laughs> 司机已经给他挂了号，我们先过去了。你忙你的吧。哼，江哥，我们走。嘿，我只不过正常接触受害人，他倒陪那姓杨的来医院看病。 怎么到头来反而搞得像我不守妇道似的？那为什么陆顾问要来这家医院看病呢？你说什么？哎，你怎么过来了？这个医院离市局近，离妹妹姐的不夜宫 KTV 可不近啊。所以陆顾问为什么舍近而求远，专门跑来这家医院呢？嘿，我说你这丫头，办案那么不牢靠，这方面倒挺机灵。夏子。 心思要用到正事上去，知道了吗？切，直男！江哥，怎么样？医生怎么说？让我多喝水，多睡觉，注意开窗通风，别去人多的公共场所。 说下周不好再来复查，然后就把我打发出来了。是，你自己也得多注意，老大不小的人了。哪儿有老大不小？我今年也才 <coughs> ……我嗯，对不起，对不起，江哥，我真没反应过来，对，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嗯，等等啊，我带了纸巾的。 不用了，你坐着休息一会儿，我去卫生间洗洗。我我，嗯，那你快点回来。 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哎，别送杨妹回去了，待会儿咱们出去带你吃好吃的。案子办完了？没办完也不能亏待了咱们江队的嘴哼，来，亲一个。哎，不亲，亲一个嘛。 不值夜班，你跟我回去吃饭啊？啊？不是，怎么就老加班不陪你了？你不是不知道吗？就是我们最近医院里面在搞那个评分考核。哎呀，不生气了，老婆。今天晚上，老公好好陪你啊，啊？老公喂你吃好吃的。行行行行，吃吃吃吃吃，非喂你吃个饱。哎，好了，别生气了，老婆。 啊，那我先挂了啊，好不好？来，我也爱你， <laughs> 老公被你吃好吃的，这小衣裳还挺有生活情趣。笑完了没？生什么气啊，江队？这不是我调戏你，人家那是正常的夫妻耍花枪。嗯，还是说你也想吃？你。 想吃就直说嘛，哎， <laughs> 不生气，不生气啊！今晚咱也不值班，说带你去吃好吃的，就带你去吃好吃的啊！ 见过这里有个痣是红色的，你知道吗？不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出去！快出去！你不怕案了吗？不想走，先跟你多待会儿。要是能一直这么跟你待着…… 就好了。你没想清楚。 <laughs> 想清楚了，不信任也不坦诚的人是你，总想隐瞒的人是你。 <laughs> 不信任什么？不信任你单独跟那个受害人小姑娘讨论案情？ <laughs> 嗯，得了，吃醋了。 <laughs> 我操！怎么每次破坏气氛的都是老高呢？看不惯咱俩亲热还是怎么着？哟，好家伙，你看看，交通事故鉴定书，看，步威父步子珍母李萍死于长途车事故，尸检结果显示两人毒驾，二乙酰吗啡阳性。嗯，李雨欣生母吸毒离异，贺连案发时。 李佳已是再婚夫妻家庭。去查不为父母和李雨欣生母的毒品供应上线，我们有希望找到第一对被害人了。哎，老高，消息看到了，想个法子追查一下李雨欣生母以及不为父母生前是否有共同的购毒商家。可是他们都不在一个地方啊。 <laughs> 我当然知道不在同一个地方。你先把李雨欣的生母抓了。 审出上线再顺藤摸瓜，行吧，严哥，那我现在就通知江阳县派出所抓人去。连环绑架案的第一对被害人，很有可能跟这个贩毒网络有关，务必记住，江阳那边一有消息就立刻通知我。是。哎，老高，告诉江阳县的弟兄们好好办事儿，办成了绝不亏待他们，别到时候说我们省会城市的大哥穷酸寒碜，光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喂草。知道。老规矩。 绝不让为大哥办事的小兄弟们吃亏。嗯，挂了。走吧。哎，你等等，你先出去。干嘛？我挂两分钟再走。不是，你想干嘛？杨妹，她在等我呢。你哦，那行那行，快走快走，别让她碰见。 哟，这位杨老板。严父，你在这里干什么？江哥呢？ <laughs> 你江哥？那你得问他去啊。啊？江哥，江江哥，你在里面吗？ <sighs> 江哥，你没事吧？我在楼下停车场等你。人呢？ 江哥什么时候离开的？可算是圆过去了。一会儿他要是问怎么停车场找不着我，就说是走错到另一个停车场了。你。 刚才电梯出了故障，呃，他，他，他就没动过。哎，刚才我的脑子也出了故障。好了，头发这样挽起来更好看了。姐姐。 啊！你也很好看。你说我呀，我可不行，从小就糙，实习以后就更糙了。才进市局没多久，皮肤啊跟老了三岁似的。 <laughs> 你的上司很凶吗？你说严队吗？他只是看着凶，其实人可好了，经常自掏腰包给我们买吃的，带我们实习生也尽心尽力。 嗯，他表面上严厉，只是因为不会跟女孩子相处，实际上可害羞了。据说出去相亲啊，都是别人拒绝他，到现在都没交上女朋友呢。我有点怕他，但是，但是什么？没事的啊，告诉姐姐。 姐姐不告诉别人，从来没人抱过我。我爸只会打我，一喝酒就打我出气，从没人像那样，像大哥哥一样抱过我，那种那种安全感。 我真的从来没有过那种安全感。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啊，别哭了。你你千万别跟别人说，我真的很害怕。我会好好配合的，我真的会好好配合。 不说不说，姐姐保证不告诉别人。来，姐姐给你切个桃子吃。姐姐，我我能不能能不能什么？我能不能去看看看看申小琪？好，没问题。嗯，但我没权限带你去重症病房。你等等，我这就打电话让严队过来。 申小琪就在这个重症病房里，不过我们现在不能进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看。是不是已经认不出来了？他， <laughs> 我是个坏孩子吗？不，害申小琪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真凶不是你，没必要太过苛责自己。你的义务只有配合警方，尽量提供线索，剩下抓捕犯罪分子的任务。 以及保护你们的责任都是我们警察的。哟，严警官，他哦，申太太，这位同学是绑架案的另一个受害人，警方认为他很有可能提供一些关于绑匪。他为什么在这里？对不起，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们不希望在这里见到他。 <laughs> 他好端端的站在这儿，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却为了他躺在那儿生死未卜。阿怪我。抱歉，严警官。我接受不了，我真的接受不了。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带他来这儿。你走开，你走开，你快走！我求求你，别过来看我儿子。陈太太，冷静点这个同学也是受害人，你儿子被绑架不是他的错。 我不知道是谁的错，但总之我求求你，快带他走。申太太，我们非常需要这位同学提供线索，来协助警方抓到绑匪。真正害申小琪的人，才能受到惩罚。再说，你儿子被绑架不是他造成的，活着回来更不是他的错。不，是，是我。 干的，是我把沈小姐推下山坡的。什么？你你这个不要脸的，你毁我的，你混蛋，把我儿子给……叶女士，你冷静一点。叶女士，你先冷静一下。叶女士，你冷静一下。我怎么冷静？你叫我怎么冷静？他害了我儿子，都是我。 是我的错，我了，可怜我的孩子，他现在都醒不过来。哎呀！不威，不威，你看着我，不威，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天山坡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见到了几个绑匪？ <laughs> 喂，麦翔，听着，不为指认了汪兴业，立刻出动探子，把人给我抓回来。连着两个大案子都跟毒品有关，这事儿不对啊！胡伟胜在咱们市局吸毒过敏死亡那次，不就已经看出不对了？这大半夜的，我可以亲你吗？ 可以吗问你话呢不行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波涛起乘风破浪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看不清黎明前的窗 长街就算。